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号，古德里安的坦克呢到达了基辅北面的杰斯纳河畔。杰斯纳河全长一千一百公里，是第聂伯河最长的支流。北面呢，源自叶利尼亚附近的沼泽地，经布良斯克一路流入基辅城外的卡涅夫水库。可以说呀，能够阻断古德里安南下最后一道称得上天然防线的地方。因此。 对于叶廖棉科来说，最后一个能将功折罪的地儿，也就是在这儿了。为了帮这位不争气的小老弟，斯大林真不含糊啊！知道你比较弱智，可能之前呢那三个集团军呢得休整还不太够用，那就再给你一个吧。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拼拼凑凑组建了一个第四十集团军，开往杰斯纳河助战，并且呢，在电报中跟叶廖棉科讲人。 我给你码齐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你犯二你得有个度。等这部队这一开道啊，满心期待的叶廖棉科是五味杂陈呐，既无奈是又失落，见人就是矫情啊。仗打成这德行，伟大领袖给你派援军，你不谢主隆恩是吧？你还无奈失落个毛啊？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这第四十集团军身上。先盘点一下这支部队啊。 第四十集团军下辖有第二空降军、第幺三五二九三步兵师和第十坦克师，这听着呢就有点问题了。这个这咋集团军下面直接就是师了呢？不应该是军吗？啊，第二空降军虽然叫军。 啊，但是空降部队走精兵路线，也就是师的规模，军下边这就是旅。为啥这么奇怪呢？主要是这些作战单位都是临时拼凑的，还在休整的部队，建制最多就到师。这些师所在的军呢，早就拆散了。至于这个修整程度嘛，就滑稽喽。拿第十坦克师来说吧，有多少辆坦克呢？对于向来擅长车海战术的苏军。 正常的话，平均装备三百辆左右没问题。你不是在休整吗？给你打个对折，一两百差不多吧。结果叶廖棉科在视察部队的时候呢，问参谋：“这怎么才五十多辆啊？是不是剩下的都去前线了？”参谋说：“不应该啊，不是说这是坦克师吗？啊，一查编制，my god，还真就这些，是吧？” 名单在这儿，不信将军您看。叶廖棉科脑海里一下就出现了一万只羊驼奔跑的场景，这可是一百二十五公里的防线呀，而且还让我去防备头号暴恐分子古德里安。行吧，啊，死马当活马医，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估计伟大领袖觉得我打败仗枪毙太侮辱人，是吧？想让我体面的战死沙场，那这么着吧。 我就舔着脸上吧。转过天来，八月二十六号，第四十集团军紧赶慢赶，刚刚进入阵地。古德里安先头部队毫无征兆就压上来了。参与防守的很多苏军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刚从农庄里抓壮丁来，增援就甭想了，不给你派小学生来就不错了。但是面对穷凶极恶的德军突击部队，这批乌合之众创造了奇迹。 德军在斯图卡轰炸机和重炮的火力支援之下发起了两次突击，愣让这帮毛熊啊给怼回去了啊！这场战斗的惨烈是古德里安亲眼见证过的，而且越是惨烈，他越不太会缺席啊！这大概就是他如此备受爱戴的原因。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里啊，记述了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啊，说有一天早晨，我跟我的副官呢去河岸边视察。 看到我们的斯图卡精准的把炸弹投掷到了苏军阵地上啊！这时候呢，旁边有一白痴军官举止轻浮，估计拍手叫好。结果呢，我们被对面的毛子发现了啊！这个，然后就是一阵迫击炮朝我们这边打过来，身边五个军官严重受伤，包括我的副官，只有我呢安然无恙啊！万幸万幸，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啊！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啊！这个这个，你们都保佑我。由此可见。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古大帅亲临这么靠前的前线，德军不拼也不行。终于二十七号晚些时分，莫德尔中将的第三装甲师一部突袭占领了杰斯纳河的一座完好无损的铁桥。古德里安是喜出望外，眼见德军突进来了，苏军就抓了瞎了，集中所有陆上空中火力疯狂打击，企图呢把德军再赶回去，是吧？ 负责防守滩头阵地的第十魔步师几乎拼到一兵一卒。据说炊事班穿着围裙拿着枪就上了。几天战斗下来，古德里安下边能够跑得动的坦克还剩多少辆呢？说出来啊让人齿冷啊！八十六辆啊！一个集团军级别的大将，现在只能充其量当个团长。 这时候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缺兵啊，赶紧求援吧！之前在中路的时候，顶多是因为突的比较快，步兵跟不上，消化包围圈而已。什么时候这么可怜过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其实是出在人上啊，而且是自己人啊！这些自己人呢，就是来自于之前荣辱与共的陆军总司令部，也就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大将。 之前讨论南下分兵那集里呢，古德里安面见希特勒，希望元首能够放弃南下，支持进攻莫斯科。可惜呢，被残酷无情的教训了。因此呢，真的可以说呀，古德里安是被迫接受南下的提议，自己呢，只不过就是一个执行者啊。但是陆军司令部甚至这个伯克元帅不这么看，以为古德里安被希特勒收买了。 摒弃了军人的荣誉，是我们的叛徒。因此，在针对古德里安南下的任务上，陆军总司令部也好，集团军群也好，都给这位昔日的这个战友啊使绊子。甚至陆军总部还对古德里安的电话线路进行监听，这让古大将大为伤心。他在日记里啊不止一次提到了这种事儿。在当时还是哈尔德的副手啊。 军需总监保罗斯将军啊，以及呢这个凯瑟琳元帅啊，他跟这俩人沟通的时候呢，都不停的吐苦水，甚至最后惊动了希特勒。在这个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啊，陆军总部和中央集团军群不得不做了些许改变。这个也就是些许啊，古德里安啊向总部申请把本属于他们集群的四十六装甲军调来增援。 陆军总部回复啊，四十六装甲军还有重要任务，巩固通往莫斯科的防线。后来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防御用步兵足够啊，这些装甲兵就是闲着是吧？明显呢是在这个给老古小鞋穿。但是古大将能屈能伸啊，使劲给哈尔德发电报，求爷爷告奶奶啊！好不容易，总部把四十六装甲军给拆分了。 不能都给你啊，被你霍霍了怎么办？是吧？一点点的给你啊，先给你调来个党卫军帝国师，然后呢来个大德意志步兵团啊，你这这个一点点挤牙膏，逐次添加兵力，让谁也没法打啊，但是没辙，这就是政治。 不过呢，这个总算这些牙膏是争气的啊，不像苏联那帮人是吧？在苏军强大火力面前，党卫军发出了亡命徒一般的勇气，愣是一次又一次被击退之后，终于在不知道第几次冲锋当中过了河。古德里安趁机建立了三个登陆场，接下来德军一鼓作气，顺利通过了杰斯纳河。到了九月四号。 莫德尔的第三装甲师在只剩下三十多辆坦克的情况下，撕开了苏军第四十集团军的防线，一路狂飙突进，直插基辅后方。为了这个鼓舞士气啊，古德里安霸气侧漏的坐在第三装甲师打头的坦克上啊，像他几百年前的祖先条顿骑士团长一样，引导德军前进方向。 在无线电报当中啊，古德里安说：“无视两翼敌人，给我冲他娘的！”其实不断急速突进是这种自我保护，因为你一直动，敌人摸不清你在哪儿。今天在保定，明天石家庄，后天廊坊，也确实不好围歼你。但是你一旦停下来，在苏军控制区内，你就是人家的盘中餐了。九月十号，古大将带着他这波现代化骑士，在苏军腹地驰骋了五天之后。 到达了苏军后方重要的交通枢纽，距离基辅以东三百公里的罗姆内。现在回头想想，当初给古德里安量身定制的布良斯克方面军。 在伟大的叶廖棉科中将的英明指挥下，一步步的看着古德里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就。据说古德里安到死都不知道，当年苏军为了阻挡他，专门新成立了一个方面军，只是觉得身边的毛熊越打越多，很讨厌而已。眼下，整个乌克兰战场，无论是德军还是苏军，都在看着古大将带着极其有限的装甲部队来去自如，扮演刀尖上的舞者。 而叶廖棉科的四个集团军却像在战场上消失了一般，尤其对于苏军来讲，自己身后出现了德军意味着什么？参考之前的明斯克跟斯摩棱斯克合围就好了。古德里安的日记里啊，他充满温情的形容这个美丽的乌克兰风情小镇啊。他说：“罗姆内这个地方呢，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被战火毁坏最小的城市。”今天正好是周日。 人们呢穿着亮丽的衣服去赶集，见到呢突然造访的我们，他们在开始了惊慌之后，便对我们热情了起来，就像我们本来属于这个地方一样。这边罗姆内一片祥和，那边基辅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炸锅喽。应该说布琼尼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啊，在接到负责最外层防御的第五集团军预警之后。 布帅批准了第五集团军向东撤退的命令，但就在这本该死里逃生的时候，斯大林的魔爪又伸过来了，严令禁止任何胆敢东撤的行动，想法都不能有，你们得给我主动出击，寻机歼敌。独裁者的脑子就是这么充满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啊！当然了，斯大林同志也成功的完成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就是他亲手抹杀了自己这几十万口的人最后的一线生机。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